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 B H K 二台网络劲爆台。 长网路广播电台，以下节目将会以国语进行广播，敬请留意。宁静时刻，悠扬美声。 结束忙碌的生活，好想静下心，情听一首歌。音乐不打烊。音乐不打烊。Tony 装制作。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音乐不打烊，我是你的音乐好朋友 Tony 庄俊英。在这么深的夜里，不知道各位朋友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呢？今天 Tony 很高兴邀请到一位我最近呢认识的一位新朋友。 那这位朋友呢，他也非常的有才华哦。我在跟他聊天之后呢，才知道他不单单呢是一个音乐制作人，他也是一个词曲的创作人，而且呢，他也自己经营一家经纪公司哦，可以说是多才多艺的一位老师。他的名字叫做王雪芬，雪芬呢就坐在我的旁边。我们欢迎米雪尔王雪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laughs> 谢谢谢谢俊颖，我真的很高兴能够在今天跟大家见面，听见，哎，其实，嗯，真的是上帝的恩典，能够让我安排我跟您相遇，嗯，我也希望在今晚的时刻，能跟跟大家有美好的回忆跟音乐的欣赏，直接分享了哈，对，对对对，哎，其实王姐啊，我刚刚花一点时间来了解你的创作啊，真的蛮多元的，有台语歌，国语歌。 是，好像还有这个呃，这个音乐剧嘛，对，音乐剧的编曲，然后还有儿童，对， <laughs> 哇，真的是涉猎很多，而且好像有一个特别的身份，跟我们音乐有关的是一个机构的会员嘛。 对，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嗯，我是因为大二的时候不小心写了一首歌，创作了一首歌，那时候我才惊讶说，哦，原来我自己也会创作。其实我是音乐系毕业的，那我是学古典的，对于流行音乐完全没有概念，嗯，只是喜欢唱唱一些民歌。那时候我流行是民歌， <laughs> 是。但是呢，呃，我就是因为创作的关系，我就发现说，原来人的潜力无穷，只要你愿意。 去发掘你的才能，你都可以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做，没有限制。然后之后我就开始呃非常兴趣的在创作上面，所以我创作的每一首歌投稿之后，受到了很多制作人的邀约，那我就拼命的写。所以呢，我就有些歌曲。 呃，成为主打歌，然后呢，他在 Muse 的著作权协会也加入，一开始就加入了，他们邀请我，那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个人，嗯，Muse 的会员哇，不简单呢，对我来讲啊，Muse 的会员哦，都是老师级的，所以呢，我现在开口呢就叫你雪芬老师。 谢谢你，谢谢， <laughs> 真的是相当有才华啊！好，雪芬老师，我们就先来听听你的创作，有一首呃台语歌嘛，哈，是是当年滚石唱片刘依纯嗯哼跟林大海合唱的《六月天心也冷》，台语歌了哈，对，台语歌，哦，我们来听听《六月天心也冷》。 我只是一片云，无轻无重，无声无息无足。 前，虽然感情路，咱已经走这远，我永远看你看袂清。这可恨可爱的人生，咱找出失落的真情，无你来照顾，陪阮等天光。 好，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词曲创作音乐老师王雪芬老师。雪芬老师，我想请教你，你的大学的时候是读什么样的科系？我是读文化大学音乐系。嗯哼，那就是在大二的时候才知道，流行音乐原来也是可以这样做的。 <laughs> 哎，其实大学的音乐系的女孩啊，在我们那些年读大学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有气质的， <laughs> 我要跟你讲，有才华的。 <laughs> 真的是很棒。也许我们在这一方面确实是有很多根基，可是我要跟你讲，我很惭愧，是我是所有里面破坏名誉的，就是最没有气质的， <laughs> 但是我却是最活泼、最用我的生命跟感情在做这件事的人。不，不是，不会哦，绝对很有气质啊！ <laughs> 谢谢你。哎，王老师，你自己在创作歌曲的时候，你怎么样取材的？怎么样从哪里得到灵感？事实上，我第一首歌是因为我失恋。 然后失恋可以大声一点，没关系。 <laughs> <laughs> 就是感情受挫。对，嗯，那我就有感而发的在钢琴上面，然后就自弹自唱，然后就发表这首歌。所以我相信在二十年那个时候，刚刚放的吗？冷风吹。哦，冷风吹，所以我们待会来听听看《冷风吹》，台语歌嘛，台语歌。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都是唱台语歌。 <laughs> 也许从小我在学校虽然讲国语，可是在家里我都是用台语跟所有的长辈们、小孩、邻居用台语的，对，用台语。哦所以我对台语是蛮有感情的。哦，哎，冷风吹怎么听起来好眼熟、好耳熟？是不是是哪一位歌手他有翻唱呢？其实我这一首歌翻唱很多。 版本，但是说实在的，当然也有同名的专辑比我们红的，但是这一首歌，我觉得很高兴是在二十年之后，它却是不断的，连电视剧配乐。 都是这一首歌，还有华信航空的公司歌。华信航空对，嗯哼，也也用这首歌对改编。嗯哼，那至今已经改编了一二十个版本，虽然不是非常大名大放，但是它是非常有韵味的。啊哈，哎，所以其实这首《冷风吹》是中文歌吗？国语它是台语歌。台语歌，那但是在我人生有一个意义，在二零零。 在五年前的时候，我又把它改编成比较正面的，也就是说这一段的失失恋失恋是已经过去了。哎，我觉得这个我们可能要把话题把它卡断一下，因为发现王老师讲到这段好像有点心情有点受到影响。 <laughs> 哎，其实这样子来讲，王老师你自己啊，在作曲作词的时候啊，刚刚讲冷风吹是第一首嘛，哈。 第最早的第一首吗？对，就是我人生知道我这有这个能力的第一首。第一首，其实你也创作其他的歌曲，是的，有另外的一些歌曲啊。是的，那我自己也看到了，好像也有儿童的歌曲嘛。对， <laughs> 那自己做这些歌曲的过程当中啊，怎么会有这些灵感？一下跳儿童，一下跳台语歌，一下跳国语啊！还听说今天还有带来着什么呢？蝴蝶音乐剧。 哇，音乐剧也有，所以你在做这些歌曲的时候，有什么样特别的背景？其实，当我在创作发现我会创作的时候，我就拼命创作。可是有一段时间，嗯，有几年时间，我觉得我的歌曲没有生命。后来我就悟到说，其实我应该要做先感动我自己的歌曲。嗯然后呢，我的生活就是我的歌曲。嗯。所以呢，我为什么创作？ 我的有儿童歌，就是因为我带着我的小孩，然后我就在路上随便唱了一首，哼了一首歌，我儿子就有反应，然后我就觉得，哎，连我儿子都有反应，我就说儿子，你等一下，我就骑着摩托车把它放在旁边，我就开始写起来了。写完之后，我儿子也很配合，他很安静的等我写完，然后把它编好，拿给公司的董事长听，他们马上就决定要发行这张专辑。嗯嗯嗯，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来自于生活。 创作 everywhere 都是我们的生活取材的背景，就从生活来着眼哦。对，而且呃，自己写歌有没有算过多久时间写一首？还是说灵感一来可能很快哦？大部分都这样。对，其实我要跟你讲说，我如果要真的只是 paperwork 的话，我可能一天可以写十首，可是我并没有可能一年只产生一首或两首。嗯因为。 这中间，我希望我的歌曲在创作上面更有意义在里面。嗯哼哼，更有 feel 哈。对，嗯，哎，其实我想来聊一聊你做的歌曲好了啊。我今天手上呢也拿到了一张很特别的这个儿童的 QQ 像，这是呃你特别为他们做的音乐吗？还是说是编曲还是音乐啊？是音乐创作制作都是我。 那这个音乐其实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在文文教机构机构，当老师，还有当管理跟行行政人员、行销计划， <laughs> 哎，几乎全部包了。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想很多 ideas，那当然也很高兴的是受到长官的赏识，给我很多机会学习跟磨练。哦，所以做了这个专，这个是儿童的，它主要是讲八大智能。 哦，所以它可能是一一套书吗？还是说它其实是音乐八大智能的，包括音乐、体育啊、数学、逻辑啊这一方面的，是美国加纳博士在二十年前美国提出的。那它广为在教育界使用。嗯嗯嗯。那也就是说，我们打破原来我们传统的。 知识的教育是由你自己强项的部分去发展你其他的智能，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音乐比较强，那我就用我音乐比较强的部分去发展数学，发展去教数学。那我这边有带入体能，也就是说，数学不好的人，你你可以体育很好，但是体育呢，你要怎么教他数学呢？你就用教他去拍球。 一二一二的倍数，那让他学二的倍数，这样一个教育方式，我是举例了哦，OK。然后这样子的体育的很好的人，他数学可不可能强？可以，嗯。事实上，人是有无限潜能的，嗯嗯嗯，开发的，嗯。所以当时就是因为在这个文教事业公司对做事，所以呢就做了这个配合八大智能的，对。那这完全是灵感，幼儿对儿童还幼儿，儿童从三到十二岁。 音乐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听王雪芬老师她的创作，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哎，王老师啊，我想请教你啊，刚刚听完你的音乐，真的是很可爱。现在听完了这个儿童音乐啊，一定有很多特别更惊奇的音乐。不过这段时间呢，先来请教王老师，你自己呢学音乐嘛？哦，那从小到大这个音乐一定有一些故事啊。是。那到底呃这些故事呢？我想就来分享一下，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怎么会接触到音乐呢？事实上。 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活泼好动的小朋友， <laughs> 所以其实我妈妈从来没有想要栽培我， <laughs> 但是她非常极力栽培我两位非常有气质的姐姐。那当当然他们差我七八岁，所以他们的乐器就是变成我的玩具。当他们去学校去上课的时候，我都是在玩那些乐器。但到了国中的时候，我虽然会那些乐器，但是我不懂。 因为我妈妈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有气质的小孩， <laughs> 所以呢，当学校，妈妈没供，妈妈我供哦。我觉得他常表达这种，就叫你不要学音乐那样。他没有说不要学了，可是他没有，从来没有想要栽培我，都是教，请老师在我们家家教我们的姐姐。嗯嗯嗯。 我有两个姐姐，从来没有想到要教我。 <laughs> 然后我妈就看我在旁边看，然后就说：“啊，那不然你顺便学。”所以，我都是顺便学的。嗯可是因为我的启蒙很很早，也就是说六七岁，我都是顺便学，学了好久顺便。嗯然后到国中，我就在想说，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但是我很讨厌会计，所以我就跟我妈妈要求说，我要读音乐学校。哦。然后我就开始了步上这个旅程。那我跟我妈妈说的时候，我妈说：“你。” 你读音乐干什么？我说，嗯嗯嗯嗯，哦，我要当老师。其实我是乱说的，嗯、就没有想到我妈一口就答应我，把补习费什么买乐器的，我要跟买个人视唱乐理听写什么的都愿意付。然后我之后就很顺利都考上。嗯嗯，那我也很感谢我妈妈愿意栽培我。嗯，就考上音乐系。是。嗯，那考上音乐音乐系的时候，她也很讶异。然后再加上我。 <laughs> 因为这个真的是他出乎意料之外，可是我真的也很感恩我妈妈愿意看这个小孩，还有愿意学习的心，愿意付出这个金钱上的资助跟学习上的资助。哎，不过你当时进到音乐系，刚好是台湾对于这个音乐需求量很高的时候，对，好，所以你有经历到蓬勃发展，而且我妈，我觉得我妈非常。 高兴的是，一个野孩子的感觉突然变成气质美女，好像比较有气质，真的有改变。这是我妈觉得她，我我感觉她真的是蛮高兴的。虽然她在我面前还是不会夸赞我，嗯，但是我可以隐约感觉她在我背后跟别人诉说的那种高兴，嗯，兴奋，嗯，真的很棒哦。所以，呃，王姐，我想请教一下啊，你有经过这个？ 台湾音乐界非常飞黄腾达的那段时间，对，我们来聊一聊这段时间好不好？是的，那这个时候的那个时候的音乐啊，到底是怎么样的飞黄腾达呢？哦，那时候从民歌，我国中开始就唱民歌啊，那时候非常的红。我们我小。 我很小，所以我不知道什么叫流行歌。然后民歌之后呢，就什么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啦，小虫的啦，李宗盛的啊，这时候就已经开始转变了。那因为我也不小心又顺利的上了文化大学音乐系，所以呢，我的一些高中的朋友他们也是直接就进去了唱片流行工业。然后呢，他们找我四年，所以他们经历的一。 个高峰期，然后我进去的时候也是蓬勃发展，所以你那个时候一那个时候主要的收听音乐的方式是 tape 嘛，就是用录音 c a s s e t t e c a s s e t t e 电台真的是主力 number one，那时候的梅才只有这样，所以我我大二的时候就觉得我要改变，我不要当老师了，确实我是有完成我妈。 的承诺就是跟我妈的承诺就是我要当老师，我确实是在当老师。可是我另外一个志志向就是我要去唱片公司做音乐制作。哎，不过讲到这段，好像刚刚有听你聊到你在读书毕业之后有一个有一个梦想嘛，到英国，到英国了一年。 是一年多，去那边是玩吗？还是 <laughs> 去？其实本来 <laughs> 我是想学音乐啦，但是说实在，我跟我同学去到英国之后，我就发现说，哇塞，那个英音跟美音，我完全是听不懂。加上我已经很努力在学英文了，还是不够。嗯，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英文上面。那当然，在艺术上面、音乐上面，我是有学习啦，但是就说不够。嗯，那后来我也想要选。 大学硕士读，但是我发现说哇，这样我要花好多钱， <laughs> 尤其二十多年前去英国是非常高额的一个学费。且 <laughs> 学费怎么办？妈妈买单。呃，对。 <laughs> 感谢我妈妈，还是妈妈爱你的啊！对，其实我妈虽然一直骂我，不过 <laughs> 我觉得她，我一直深深感受到她对我的爱是无无限量的。OK OK，所以这小插曲哦，把它绕回来，还是讲到我们当时这个飞黄腾达。说当时在读书的时候，民歌已经起来了嘛，哦，然后我民歌大名大放，大名大放，对，好像每个学生都会去买买这个录音录音带哦，对，然后每人自弹自唱。 自弹自唱，对，校园里面就掀起了这个吉他风嘛。对，哦，对，真的是这样。真的，文化大学也是被去，也是一样席卷。但是我到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什么小雨来的正式时候啦。嗯，好，后民歌时代了，就是类似那李宗盛那时候，爱情有什么对对。其实，对对对，还有什么搭错车啦？ 呃，酒干那没杯，忙忙忙，对对对，忙忙忙。然后还有什么？奶奶，赶快经历几条，路，情字一条路。对哦，哎，其实哇，真的好羡慕那段时间。我一直听到很多长辈跟我讲说，年轻人啊，你们现在的音乐跟我们当时的音乐是差太多了。啊。我们当时几乎每个人啊，在台湾的人都享受在这个音乐的快乐当中，而且呢，每个人呢，听说下课。 听说逛街去音乐唱片行里面买其他听音乐，对吧？对。现在非常疯，现在都不安呢。聚会什么都是在唱这些歌，真的是很 enjoy 在这个音乐的 life 里面。对，而且当时的音乐是音乐唱片业几乎只要是出一张片就大卖。对。 就是如果说今天我是以五十几岁的年龄出第一张创唱片，没有什么宣传的话，我也随便卖都有一万张。随便卖都一万张啊？呃，基本量。好可怕哦。或是几千、五千到一万，这个现在对我们来讲是。 是历史哎，没有听过这种事情，芝麻伯高银花心啊。其实我跟很多唱片公司老板有聊过哈，他们真实的数字，连那个非常知名的歌手，嗯，他们两年前销售的歌 a l b 哈，嗯，我们不要讲歌手名称，对，就讲说大概，我也不太敢讲， <laughs> 但是我要跟你讲，实际的销售量只有几百张，嗯，这是真实的，几百万张还是几百张？几百张，哇。 这是真实的数字，哎，所以王姐，你真的是见证了这个哦，我们台湾音乐飞黄腾达的时代。对，其实，在《风飞沙》，你知道吗？哈，那时候我是在瑞那个华伦唱片，那时候《风飞沙》，那时候号称四十万的时候，其实我们公司真正的数字也就二十万，嗯，二十万张。哦，他《风飞沙》，红不会刷？ 你你说二十万张是卖二十万张，对，卖二二十万张，那时候还没有 close 的时候，中间的时候，那所以都会 double，嗯，但是这时候真的都是讲实话，嗯嗯嗯，哇，真的很特别。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听听呃王老师的创作。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来请教王老师，你一定在音乐公司待过嘛？好，那音乐公司以前到现在有一些改变的做法。 待会来听你聊一聊。好的。 <laughs>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其实呢，通仪今天非常开心，然后邀请到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王老师是，我想呢，你是台湾音乐界的见证人了，哈。嗯，那这个部分呢，可能跟你在。 呃，毕业以后，音乐系毕业之后，进入到这个飞黄腾达的音乐公司啊，一定会有一些感触嘛。是，也看到他一路呢是往上，以后就往下。是， <laughs> 也看到很多不同的故事哦。我想这段时间请你来分享一下。后来毕业到你之后到那个音乐公司呢？哦，我呢？ 就是很兴奋的跑进了唱片流行业，嗯哼，工业的部分。然后我一开始我就说，不管什么唱片 <laughs> 公司，我能够进去就好了。那很高兴的是，我第一家公司就是华伦唱片。哦，华伦唱，片。华伦唱片，他的歌手有红龙红。 哦，陈英杰，这些都是销售量超高的，也就是像陈英杰的《风飞沙》哦，哦，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代表。嗯嗯嗯。那销售额是超高峰的，也就是说，我应该是进去的时候是高峰，我还不是起步。哦哦，然后直接就直接就站到高峰了，他们已经都是 number one 高峰了。嗯哼。然后呢，我又。 有一个机会跑去这个刘家昌导演所开的红昌唱片，我们就制作了千百惠啊，哦，很多歌手很有名的。嗯嗯那这时候已经有点下滑了。那后来呢？我又接受到那个瑞星唱片。呃，不过我我我想我们我们来谈细一点好了，就是说，呃，当时台湾的这个唱片业呢，你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啊，最高峰的时候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哦。 我只能说用我自己的生活来告诉大家，大家可以体会到，我每天开车是凌晨五点回到家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每天都做到凌晨五点，我是没日没夜的在做哦，所以你就知道那个量多少吗？你当时进去是做什么样的事情？执行制作哦，就是。 然后后来我还有制作，讲一讲嘛，就是让大家知道。我那个包罗万象，但是主要就是说，所有的 arrange，你要邀请歌手，你要企划制作歌手的 style，嗯，你要去邀歌，你要从几百首歌曲里面选出来，你还要去发掘新人，有实力的人。 <laughs> 然后我们要做唱片，的候，要邀请乐手，邀请编剧，邀请歌手。 你等等，很多杂事哦哦，所以哇，这么忙啊，每天对，常常都清晨五点才回家，对，而且最最厉害的是卡拉 OK 正流行的时候，那时候两三千首做不完呢，所以你们看到前期优哥、你哥、我哥、好哥。 这些歌都做不完哦，哇！所以真的很棒哎，你就经历到这个当时最辉煌的时候。对，所以现在看到我 OLN 的时候就不要太惊讶，因为那时候就留下了。 <laughs> 哇，这多久的时间在这个飞轮唱片、滑轮唱片、滑轮唱片？ 呃，我华伦唱片其实只有待一年，然后就跳红昌唱片，然后就跳华伦啊， <laughs> 瑞星唱片，瑞星唱片，对，瑞星唱片最最经典的是叶爱玲啊，南方二重唱啊，然后音乐磁场，这都是销售量超高的一个卖座的。哎，那老师你现在都跟这些歌手，还有这些当时的唱片制作人都还联还有联络吗？有啊，因为我们这时候是最团结的时候，哦，那个时候感情也很好。对，然后。 这时候被盗版打的鼻青脸肿的时候，我们的感情会更好。哦，那个时候就有很严重的盗版了。那时候有很严重的盗版，但是没有那么快，因为卡 e 要对拷很慢。哦。那现在的话太厉害了，网络上一拷就有了。哦。可是我会觉得说，另外一个思考是这样，反而让我更有机会把我的歌曲散布到。 全世界去给大家听哦，这哎这这这个观念我觉得很好哎，因为音乐家要有这样的胸襟，不要怕人家用嘛， <laughs> 对，那能够多一点人听到，其实也是一种福音对，让人家能够接受。而且我也是转变我的观念，是说人家喜欢才要听啊，嗯嗯，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啦，只要说让我能够有饭吃就好了，因为我不是说希望自己大富大贵，嗯哼，我的成就感来自于我的创作，嗯，真的很棒，哎，我觉得真的很好。 那后来呢？自己在这个唱片公司之后遇到了盗版，那也经历到这个有点下坡嘛？可不可以稍微描述一下？呃，已经尾巴了， <laughs> 已经，反正电脑工业迅速发达的之后，唱片工业就往下摔，很快吗？很快。然后再来，我就转真正的文教机构，因为我实在是……其實我我们来聊一下好了，就是说当时到底有什么样这么大的冲击？是是一气之间吗？还是说？ 呃，有什到底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就唱片业的销售量啊，大量的下滑，然后没有人买 CD 了，没有人去逛音乐行了。其实我觉得这都是科技带来一切的便利，但是也抹杀了很多创作者。 <laughs> 就那一切就是你只要看到科技业非常发达的时候，就是唱片业这个两个对比的曲线就出来了。 哦，所以对，就你的意思就是说，电脑的资讯的能力一直增加，使用率增加，然后唱片的销售量就一直往下。对的，它是它是对比的。对，它是对比的。哦，如果我这样的概念，你们就懂了。对，这样就其实就蛮懂的。对，那当时呃，经历到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很多唱片公司就一个一个，对，就结束了，心情喜安怎的？ 就大家都没有办法再生存的时候， <laughs> 就只好断尾求生。那是不是？所以全部都。我们来聊一聊好了。当时有你有经历到那个断尾求生吗？对，可不可以描述一下当时唱片公司结束营业的心情啊？没有啊，他们他们他们一定会跟你聊吗？说啊，那个雪芬啊，我最近哦，我修鬼啊，公司卖走啊，一定。 <laughs> 其实全部大家都赔了一屁股的。 赔一屁股哦！对，怎么会做到赔一屁股呢？所有因为其实我们开始做唱片的时候，我们的花费在制作上面非常的高高档，也就是制作费很高。嗯，可是当唱片下滑的时候，销售量没有办法 cover 那制制作费的时候，其实嗯，唱片公司还是坚持做好的品质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再负担下去的。再来就是要花更多的力量去宣传，让人更喜欢这些歌曲。哦，对 变成钱投了更多，宣传费投了更大。如果没有投更多的宣传费，但是 Kobe 的力量太强了。太强了，而且网络普及化之后，没人买 CD 了。对啊，还有就是说，以前我们还有一些发烧友，他们会去买真正的 CD，百万制作的唱片。但是现在发烧片很少人在买，或是讲究音质很棒的 CD。一般人比较没有，人去讲什么叫发烧片啊。 他只知道 MP3 呢。对，那其实如果 MP3 的话，他就没有讲究到，不需要说做到这么精细的一个唱片工业的部分，因为它里面是听不到的，所有的高频、低频、中频是被衰减压缩的。对对对对，哇！所以那怎么办呢？后来唱片业就所以呢？之后你怎么办？几乎。 应该是剩五大吧，因为五大是全球的、国际的，所以他们还有外国的代理、国外的唱片，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为了理想自继续奋斗的人之外，大部分都差不多关到剩一两家是比较小家的部分，或是中大型的。那真正留存的，我们都说五大五大。嗯，那现在就是只好就是唱片当做一个是自己的。 兴趣跟志向，然后一个工具，一个名片。那当然就是你有发现到演奏会在这几年非常的蓬勃发展。嗯嗯嗯，嗯，它是一个可以让唱片继续。演唱会。对，演唱会。嗯，对。它是可以让这个支撑支撑这个唱片继续走下去。嗯，好的音乐还是会有人听。还是有人听，因为音乐是不会改变的。对，只是我们使用方法还有付费观念改变了。对。 <laughs> 以前会花钱去音乐行买卡带。 对，买这个 C 呃，CD。哎，其实我后来，其实，在对谈当中，我就想到，我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国中的时候，我常常同学就带我们去唱片行买那个，买那个录音录音录音对录音带。然后呢，录音带选了歌之后呢，就抄一抄抄给唱片录音带的公司，他帮你做了一片。对， <laughs> 一百块。对，哎，对对对，就盗版吗？ <laughs> 其实我也因为是曾经是学生，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著作权。 所以我也做过这样的事，但是当我长大之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是很重要的。对，所以一开始其实我开始创作某些有某些歌还是卖断，因为我不知道卖断跟没卖断有什么差别。 <laughs> 可是之后我就说实在的，我很感高兴，说第一第一首歌并没有卖断，可以卖二十多年，至少我现在。 有饭吃，嗯哼不会饿死，然后我还可以继续创作。 <laughs> 对，真的，智慧财产权呢，对这个每一个音乐人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再来听一听王雪芬王老师他所做的歌曲，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诶，其实王老师，我觉得你实在太有才华了，感谢主。今天，哎，你我觉得你讲到感谢主哦，待会一定有一点见证哦，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不过呢，为什么要夸奖你呢？因为我发现，在这集的节目当中呢，有你创作的国语歌曲，是的，所以你不是傣一红了呀。其实说实在的，我的素材全部都来自于生活，所以。 我是要讲国语的， <laughs> 我在外面都是讲国语的。虽然有时候哎，老红 <laughs> 或是台湾国语又出现了，但是我觉得我就是讲国语的。对，刚刚有听到这首歌叫《如果爱你》，对，那它是国语歌。他当年是我在英国的时候做的，所以他有加一些英文，所以当年在那个时候是还蛮前进的， <laughs> 就是两种语言合在一起，哦，国语和英文，对，哦，真的蛮特别的。还有什么？I don't want to love。 哦，还有别的歌对，还有别的歌。千叶美佳，再见我的爱。千叶美佳对，千叶美佳曾经跟张飞也蛮好的，常常上节目。然那各位可以在 F B、YouTube 看那个点那个千叶美佳，然后龙兄虎弟就可以听到这首歌。啊哈，这这这首歌也是你做的哦，对，作词作曲，作词作曲哇，真的相当有才华的。而且更特别的是，我手上呢拿到一张 CD，呃，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播出哦，这个。 音乐很特别，它是电脑展的主题曲嘛？那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构想呢？还是接到这个 case？其实说实在的，吼，当时这个电脑工会的他们的人找不到可以编曲跟创作的人，嗯，因为做这个音乐编曲创作 midi 的人很少。那他找到我这个 idea，其实等一下你们听到这个歌，你们会觉得是恐龙 <laughs> 时代的，可是当时它却是一个创新，就是八只手机。 每一只手机都是代表一个，例如说 flute、string、哈 piano 这样的，然后我就把 MIDI 编起来，然后到时候呢，放在那个每只手机同步演出，等于是一个交响乐的感觉，或是热门乐团这样。 <laughs> 这个概念延伸到现在发展，它是二零零二到现在十年了哦，现在就变成 iPad，你看到你这可以下载 piano 可以弹了。 它已经进步，它的演化过程是这样，所以待会大大家听的时候，当时就有这个创新吗？对，是你想到的 idea？是大家共同想到的。 <laughs> 那当然我是可以直接完成的，因为我自己就是在做这一行，这个工作的。对，真的是很特别，而且呢还讲不完。你看王老师是太有才华， <laughs> 我手上有一张很特别，这个蝴蝶音乐剧，这个这个是什么什么样的音乐？实上蝴蝶音乐。 剧是一个福音音乐剧，在去年的十二月二十二号，我受上帝的招呼召去做了一个这样的编曲。然后这中间的过程，实在是令我非常感动，因为它其实是讲男女爱情的表面上，嗯，可是当我在编的中间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天哪，这不是一首简单的、普通的讲男女之间分离。 嗯的盼望的，而是在讲上帝对我们无限的等待，不离不弃，纵使我们背叛、离弃，甚至忙到忘了他，他都永远无私爱我们，爱到底哈，真的是很爱我们。然后我就非常感动的是说，如果是这样，我自己身受到这么多的恩典，我要怎么样把？ 这些恩典再传出去给更多的人，所以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先感动自己，在编这首曲的时候，我就开始酝酿非常多的，希望把这种感受传递给更多人，得到天父的爱，回到天父的家，认识上帝。对，哎，真的很特别。其实我们这段时间来聊一聊，就王老师呢，你其实是一个基督徒，是，而且我相信上帝呢，在你生命当中有很多奇妙的改变，而且。 最重要的是，你这几年你也做了一些改变吧？哦，好像在这个呃多媒体，或者是甚至呢，透过微电影，透过各样的方法，让人能够认识上帝。哈，可不可以来聊一聊你这个部分的感动？是这样，我在二零零二年的时候受洗的，可是当时受洗的时候，虽然受到非常多的恩惠。 我就是像传统的佛教、佛道教、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是向善的嘛。然后啊，我求啊，波比我啊，就是每有求有波比，对，给几尊啊那样。嘿， <laughs> 可所以当时我并没有感受到这些东西，就是我只是觉得说，哇，我好 lucky，我是，尤其前两年我真的是受到上帝的照顾非常多，得到说的贵人相助帮忙，但是。 经过这个起起伏伏之后，在五年前的时候就有个意向，就是上帝要让我在多媒体这一部分传福音。嗯嗯嗯。其实我是心里有点抗拒的。嗯。那这中间的转折其实是心里非常煎熬，因为通常他都是做我们觉得最不愿意做，或是最辛苦的事情，或是最有艰难的部分。嗯。那慢慢的，我就是每天。 操练、祷告、定睛于神、学习，那我就发现到说，只要，啊，不断的付出，我就可以，让上帝来爱我们，嗯，来带领你，对，带领我们。所以其实也带你到水深之处了。所以你在后来也做了一些事情，其实就是为了要要谢谢上帝啊。 对，所以其实，呃，我我手上有一张你的名片呢，哎，我很好奇哦，就有一个明雪国际多媒体，那你成立这家公司，然后也透过很多方法来认识上帝哦，对，各位分享一下。其实说实在的，我其实不是一个呃做老板的料，又其实非常自由的传统的艺术人， <laughs> 那就是我这家公司成立，也就是在五年前的一个呼召跟。 那个上帝的带领，所以我成立这个多媒体，也就是上帝要叫我做多媒体的传福音的工作。那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今年上帝说二月告诉我，你可以开始做了。哦，对。然后我就说，知道二月份开始。上帝啊，我没有资金哎，他说你做了就有。然后我说那基本资金呢？他说。 他告诉我不止一次的告诉我说，你去争取你的车祸理赔金。刚好我去年有一个小车祸，然后他就说了一个数字，我就觉得说，哦，其实我不太爱跟人家争的人。那我妈妈也觉得说，算了，不要再去争取了，果没有想到。 啊，协调会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我姐姐，他们就认为说协调会都会经年累月的，却是一次就完成了，而且就是真的是像主说的，嗯嗯嗯嗯这样的一个部分，嗯嗯，所以我就很高兴。那这些我现在做的一个新意之星演艺学院，也是主要让我希望看到这个星星，就想到十字架上面的伯利人之星，哦，有特别的意思吧？ <laughs> 哦，我觉得所有的。 感动都来自于神。嗯，那商演职人培训营是跟文化大学哦是所举办的，也对我的母校所举办的，是城区部，在这个和平东路和建国南建国南路口嘛，哈。这个那说实在的，我觉得我的年纪也有一个。 嗯，有一个程度了。我希望培养新的台湾小孩，嗯，真正的是直接让他们软硬实力一次到位，嗯，那就是说这个演艺的演艺学院的培训，我们直接就是有微电影可以，微电影参加，嗯，那我们这个微电影非常可爱的是，它不是只有在网络上播出，它还有首映会，还有演唱会，嗯嗯嗯，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如果观众听众有。 兴趣的话，可以上这个俊颖的对，好像你们自己有 F B F B 嘛？对，我们的 F B 是新艺之星演艺学院的 F B。新艺之星，对，新旧的“新艺”艺术的“艺”。新艺之星演艺学院 Facebook 对粉丝团。 对粉丝团可以来按赞，然后呢，可以私信给我留下你们的联络的资料，我就会把门票寄给你们。但是这一步，等一下，门票是不用钱吗？呃， <laughs> 其实它是有加赠券的，但是只要是呃有限二十名，哦、有前前面二十名私信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免费赠送哦。所以哎，其实呢，这个王老师太客气了哈，他。 告诉各位听众朋友的意思就是说，各位朋友，如果你上了这个 FB 之后，用私讯来告诉王老师说你听到了音乐不打烊的节目，王老师他就送你一张免费的门票。当然呢，也可以多利用呃音乐不打烊的 FB 哦，透过 Tony 呢来转达给王老师也算数了哈。是是，呃，其实主要应该是。 透过托尼来转达。不过我是喜欢分享的人，我把我的信仰生活化。我在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主的带领之下。那主常常告诉我们，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但是我尽力做到主的样式。终有一天，我们每天在学习的功课都可以达成。 就是有主的样式。感谢神哈！对对，真的是我们的，我们认识这些上帝，真的是奇妙而且美善的上帝。对，我也相信。王老师最后的时间超感动，很有感动哦。我觉得你讲话现在跟前面不一样了， <laughs> 一定在讲。我我我很清楚的感受到，你当时要做这个米雪国际多媒体啊，一定是经过很多的寻求和祷告。是的，其实因为我们是家庭教育是自立自强的。 所以说，我是其实没有什么资金的。那如果光靠我自己的才能，我就是能够温饱。但是上帝恩典不断赐下来，最主要是我每天亲近神，就像我每天跟我的父亲讲话，他就很多孩子里面，他就会特别的注意到我这个小孩是特别的。 希望他的照顾、带领、疼爱，甚至我遵遵照他的话去做，然后有福了。他就是下很多恩典跟福气，在福分真的很在其中。所以我会希望说，我这现在比较正面的一个思考范围，都是主来的，而不是我自己。真的很棒，嗯，真的很感恩，嗯。不过，呃，我们最后还是让你来宣传一下好了，好像这个。 呃，培培训营开课了吗？七月二十七啊，还有八月。我们八月三号、四号有免费说明会，在文化大学教育推广部和平东路跟建国南路口的那个大厦馆四楼四一三，有微电影跟音乐小秘籍，还有课程说明会的免费讲座。嗯，时间是下午两点到四点吧？对，对的，非常好。而且呢，这个课程好像八月十号到二十五号都有。 对，陆续的开课哦。我们八月十号到二十五号，每周六日九点半到下午四点半，嗯，总共三十六小时。我们邀请了陈文斌导演、吴欣莹导演、洪成昌导演、王海玲，嗯哼，哦，不看你的眼，资深音乐人，还有一些资深达人。我们不是要培养明星，我们是要培养。 一个真正在职场上有实力的演艺职能人哦，演演艺艺人哈，演艺达人， <laughs> 好，今天真的很开心，呃，王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求神祝福这个新艺之星演艺学院，还有呢，米雪国际多媒体有限公司，有神的荣光，感谢主， <laughs> 感谢 Tony，好，谢谢喽，拜拜，拜拜，谢谢。